第六十七集，林和熙低头拿出手机来玩，没过片刻时间，就听见有人朝自己这个方向喊。他抬起头来，却见那小少爷满脸不耐烦，朝他招手示意他过去。环顾整间宴厅里客人的穿着打扮，心知对方大概率是把自己认作佣人。林和熙面色如常的起身走向那神色躁郁的小少爷，对方坐在座位上等他走近。 然后指着后方自助区的甜点和酒水道：“你去帮我拿点吃的过来，红酒也要。”林赫熙站着没动，视线扫过他的脸，嗓音淡淡道：“没成年不能喝酒。”小少爷眉间浮起不轻的怒意，朝他破口大骂道：“我让你拿你就拿，再多说一句，现在从这里卷铺盖走人！”分明看着年龄不怎么大。 仗势欺人和以权压人的模样，却从长辈那里学了个实丞相。林和熙眉眼未动分毫，转身走向自助的甜点酒水区，然后照对方吩咐那般，给他送去了蛋糕和红酒。小少爷伸手握住高脚杯，就要把杯中的红酒往口中送。林和熙转身要离开，却迎面撞上走来的陌生的年轻男人。 以及跟在男人身边、笑容讨好的林远卫，他及时停步，面前的男人已经快步绕过他，径直从小少爷手中抢过酒杯，面色不愉的道：“不是跟你说过不准喝酒吗？”小少爷满腹怨气，转而恼羞成怒的瞪向站在原地的林和熙，不顾一切的高声骂道：“是他给我拿的红酒！”男人转过头来。 视线锐利的扫向他，面上带有明显迁怒的神情。正面迎上男人的目光，林和熙蹙起眉来，开口欲要说什么。旁边的林远威已经先一步沉下脸，扬高手掌对准他的脸，重重扇了过来。混账东西，谁让你自作主张送酒的？掌风凌厉的巴掌贴面而来，林和熙还没来得及躲，后衣领就被人猛地一拽。 下一秒，他的后背骤然撞入身后人的怀里，后脚跟重重踩上身后人的鞋尖，对方却好似浑然不觉，甚至抬臂环住他肩头，将他完完全全纳入自己的领地内。林远卫的巴掌从他脸前急速掠过，意料之外的打空了。搂着林和熙，稳稳立于两步之外，游虫神色冷淡的仙眸看向林远卫，林伯父。 晚上好。和尤崇一起来的人还有周轩。林远卫在客人面前教训林和熙，不过是想要让那两位客人消气顺心。尤崇和周轩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与他这个一无是处的儿子关系熟人。林远卫在这两人面前虽然是长辈，却碍于他们身后的尤家和周家，也不敢以长辈自居，只能收敛怒气，就此作罢。 迁怒于林和熙的男人和那位骄纵的小少爷尤崇和周轩也认识。眼见尤崇主动出手维护林和熙，男人只能转头不轻不重的教训自家弟弟几句。小少爷不愿意认错，理直气壮的怪罪道：“他穿成这个样子，我以为他是这里的佣人。”林远卫向来最爱惜自己的脸面和林家的脸面。 此时被对方的话弄得颜面尽失，他也只能强忍对林和熙的怒火，叫来林太太亲自吩咐：“你带他上楼去换衣服。”林太太领着林和熙从宴厅里离开。带弟弟过来的男人年龄比尤崇和周轩都要大，两人在对方面前也不得不要开口叫哥。余光掠过林和熙离开的方向，尤崇也只能站在原地不动。 面色如常的与男人叙旧两句，然后才借以去卫生间的理由丢下周轩，追着林和熙离开的路线找过去。显然林太太并不可能亲自带林和熙回楼上换衣服。游虫跟过去的时候，两人还没有走远，面对面站在幽静无人的楼梯旁，像是陷入了僵持。清晰而沉稳的脚步声从宴厅外响起。 尤冲迈开长腿走向他们，林太太很快调整好脸上表情。 <laughs> 迟到不怪你，先去把衣服换了。今天弟弟过生日，不要惹你爸爸生气。说完，又面容温柔的转向尤冲。尤少爷是来找彤彤的，彤彤在宴厅里招待朋友呢。尤冲没有说话。 反倒是靠在楼梯边阴影里的林和西，此时抬起头来，面上的困惑不似作为。什么衣服？林太太只得转回脸来，先行应付和打发他。啊，我给你挑的礼服，白天已经叫阿姨送到你房间里了。你给我挑的礼服？林和西掀起眼眸，直直看向他，神色不似往常在外人面前那般低眉顺眼。 如果真是给我挑的，怎么会是林童的尺码？他那双黝黑的瞳孔里透出几分明晃晃的无辜。还是说，今年礼服款式流行九分袖和九分裤？未曾料想到林和熙会在外人面前揭穿自己，林太太神色清滞，落在他脸上的目光无声无息的冰冷起来。林和熙不慌不忙的与他对视，面上没有丝毫惧色。 寄人篱下这么多年，抛开最初进林家时那点天真和固执的少年气性，林和熙已经鲜少有过当面反抗林家人的时候。倒不是说数年以来身心上受到的压迫堆积成山，频频挤压他心中的临界线，终于迎来了情绪上的大爆发。恰恰与这些无关。 从油虫出现在这里开始，林和熙的脸虽然始终没有朝对方的位置偏过分毫，余光却还是不受控制的掠向了他。他已经对油虫说过太多自己的事情。油虫知道林家无人待见他，知道亲生父亲从未向他履行过父亲的职责，知道法律上的母亲始终在防备和掌控他。在油虫知道这些事的前提下。 林和熙以为自己还能做到若无其事，然而当尤虫真正出现在林家，也真正目睹到林远卫和林太太对待他的态度，林和熙却突然变得畏惧起来。他畏惧让尤虫看到这一切，畏惧让尤虫看到那个面对林远卫和林太太脸上只有顺从和容忍的自己，或者更准确的来说。 他畏惧让自己喜欢的人看到，即便这些顺从和容忍，只是他在林家戴上的一张虚假面具。尤虫走上前来，伸手握住他的手腕，将他从阴影下拽向灯光里。我不找林童，我找他。林太太神色不明的看向尤虫圈在林和熙手腕上的那只手，片刻之后，他微微笑了起来，先是朝尤虫点了点头。 然后嗓音温和的开口：“如果你不想换衣服，那就回房间里去玩吧。”转身走出两步，林太太回过头来：“对了，不要再去宴厅里了，被你爸爸看到的话，可是会又挨骂的。”通往宴厅的门打开又被关上，林太太的身影消失在门的内侧。没有忘记和尤冲在电话里吵过架。 林和熙在楼梯上弯腰坐下，并不打算开口说话。只是当视线扫过油虫鞋尖被自己踩出的脚印，他的嘴唇又轻轻动了动。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自己的鞋尖，油虫笑了起来：“连谢谢也不说吗？”林和熙道了声谢，眉间仍是轻轻蹙起，又把手伸入卫衣口袋里，然后摸出一张干净的纸巾来。 尤虫神色微怔，坐在面前的人已经弯下腰去，伸手要替他擦鞋上的脚印的同时，在他面前露出纯黑色的发顶和漂亮的发旋。记忆中的茶棕色短发消失不见，仿佛也带走了林和熙脸上那点桀骜和散漫，取而代之的是愈发显得乖巧和沉静的黑色短发。茶棕色短发的林和熙是张扬的、明媚的。 和肆意的，而黑发的林和熙更容易让人心软。